空气。第十九课，一，一二系鞋带，三四关上门，五六拾小棍儿，七八吃糕饼儿，九十再见，请再来玩儿。二，呼吸，呼吸，新鲜空气。三。 今天你休息吗？今天我不休息。今天你干什么？今天我学习。你学习什么？我学习乌克兰语。今天你也学习吗？不，我不学习。我们去体育场。我和小王去体育场。生词。今天休息。 体育场。干。课文。列夫的日记。今天星期日，我吃了早饭，就去高文斌家。到了他家以后，他给我介绍了他的父母。他父母和我谈话的时候，给我介绍了。 好多中国情况，我也谈了谈乌克兰的情况。我要走的时候，高文斌说：“你还没有吃饭，现在不能走，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吃饭吧。”他的母亲也说：“我已经准备了你的饭。” 咱们就一起吃吧，我只好在高家吃了饭。中国菜非常好吃，中国人的热情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。生词：日记、列夫、星期日、早饭、以后、介绍。 谈话好多情况能一定跟一起已经准备热情深刻了只好。 十二，他来了。我在中国住了七年。雨下大了。他已经出去了吗？中国人的热情给了我深刻的印象。我已经准备了你的饭，我们一起吃吧。马勒病了。 我们听取与讨论了他做的报告。十三，他明天来了，我也来。吃过了饭，你一定来。弄到钱就寄给你。他惹了我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明天我吃了早饭就去你家。 他来了，他没来。对话：乌克兰人喜欢吃面包，是不是？是，乌克兰人喜欢吃面包。我们很喜欢吃黑面包，黑面包好吃是吗？黑面包很好吃。中国人也吃面包，不是吗？中国人不喜欢吃面包。 中国人喜欢吃米饭，是大米饭，不是吗？中国人吃大米饭，也吃小米饭。乌克兰人先喝汤后吃饭，中国人呢？中国人先吃饭后喝汤。乌克兰人喜欢吃肉，肉有三种：牛肉、羊肉。 猪肉，中国人呢？中国人喜欢吃牛肉、猪肉、鸡肉，也很喜欢吃青菜。生词，好吃，面包，大米，小米，牛肉，猪肉，羊肉，鸡肉，喜欢，好吃。 多吃。第二十。